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非常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又有四位的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在众人面前愿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接受洗礼啊！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也是我们感恩的事情尤其是。 处在末世的我们，在主耶稣即将来临之前，尤尤其是难能可贵啊！在主在天堂里面，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实际上主耶稣为他们心中感到欣慰啊！天上的天使也在欢呼雀跃，因为在主的国度里面啊！ 我们有愿意遵从主的教导来受尽归入主的名下的哈。那我们知道，在主来之前，天堂里面的人数一定要填满，福音一定要传遍，圣经的预言一定要全部应验。这是三个一定啊，主来之前。 一定福音要传遍天下。现在传遍了吗？我想几乎已经传遍了。还有一条，那就是耶稣基督啊，还有众先知在圣经里面的预言，都要完全的应验。这是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主知道，那就是得救的人数一定要填满，填满了就满员了，就进不去了啊！所以在填满之前，一定要积极努力的，赶紧的，趁着主还没来之前，啊，来相信、接受，并且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 明天晚上就是圣诞夜了。圣诞夜呢，也就是圣诞前夕 （Christmas Eve） 啊，或者我们平时通常最熟悉的是平安夜 （The Silent Night） 啊。么圣诞夜啊，纪念谁呀？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以前降生的历史事实啊，这是历史的实在的事实啊。所以说。 今天我们过圣诞节啊，我们也知道圣诞节在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节日，最隆重的节日啊，那么仅仅这个圣诞节就能够让人知道，原来在两千一百八十年以前，曾经在地上有一位天上来的王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仅仅这个圣诞节的普及，就能够让人知道福音。所以说，福音的传遍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神的作为是最奇妙。所以说，我们也想到，大家都在普天同庆、普世欢腾的时候，也想到了：哦，原来人人将要都知道这个日子，对吧？都会知道这个日子。 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的降生是历史纪年的分水岭。他降生以前，我们叫 B.C.（Before Christ）。他降生以后叫做什么？A.D. 为什么叫 A.D. 啊？A.D. 是拉丁语啊。I know dominate. Anno Domini 就是 After Christ 啊的意思，啊，就是主后啊。那么耶稣降生以前，称为公元前；耶稣降生以后，称为公元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耶稣的降生，就是历史的分水。耶稣的降生，其实就给我们显明了一个事情，那就是所有的人类的历史。 整个的宇宙的历史，所有的历史是从耶稣基督开始，也将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再来而结束。所以，history is all about his story 啊，历史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今年是二零一八年了。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两千零一十八年了。你纵观历史，耶稣的降生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可是呢，耶稣的降生已经成为过去，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他降生的目的已经完成了，他降生的，他降生这件事情已经是在历世历代所有的先知。 的预言的应验，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之前的几千年的先知的预言，都指向了这位救主降生的故事。所以，在我们知道，远在耶稣降生几千年以前，旧约的先知啊，就将就预言说了，将要有一位奇妙的事情发生，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 呃，耶稣基督啊，将要降生在犹太的民族当中，将要降生在犹太的民族当中啊。那么他是一位救主，这是历史的先知的预言啊。而且预言什么？他的品格，他的工作，他的遭遇啊，他的生，他的死。 他的复活以及他的升天等等，都预言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准确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预言全部啊都应验在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全部在耶稣基督身上一个人身上应验完毕。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要战惊，我们要庆幸，我们战惊是因为这位神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要尊重。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的跟随他。我们要庆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选中了，对吧？我们是在神万古以前所预定，让我们承受耶稣基督，承受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所以我们要感恩，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神在万古以前。 还有，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他就已经预定拣选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来认识他，让我们能活出他的样式来。所以说，耶稣基督降生已经过去了啊，已经过去了。那么，他降生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先知的应验，他的降生也是今天全世界为之欢呼雀跃的原因啊。 他的降生证明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是个历史事件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确定，不要想它是一个我们想象的 story，一个 imagination，不是哈，而是什么？而是它就是实实在在的降生在犹太地啊，所以。 也在神面前要想到这一点，但是呢，刚才我说了，这个应验已经完全应验完毕了。但是，先知的预言你要仔细考察，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完毕。指向耶稣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工作、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再来，应验完毕了吗？他甚至他的升天。 啊，应验了，但是他的再来还没有什么应验。也就是说，先知预言只是应验了一部分，那那一部分呢？那一部分还没有完全的应验。等到耶稣再来，那是第二部分。也就是说，他的第二次降临啊，我们今天仍然是在盼望，是在我们的盼望当中啊，还没有应验。 任何人说耶稣已经来了，再次降临了，降临到山这个中国这个河南了，啊，由男的变成女的了，那就是什么？哎，那就和胡说八道哈，哎，那蒙人的哈。所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应验啊。他如果第二次降临，首先看见的、知道的，应该是谁呀？嗯。 就是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等候耶稣基督降临的人，都要首先看见他要驾云降临啊。那么他来，我们知道圣经有什么详细的记载啊？一个步骤，另外一个步骤，最后的话呢，他来的那一次要进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时候，那个时候他来的时候呢？ 是驾着天上的云来的时候，是像一个大法官一样，像一个铁面无私的大法官，是一个非常威武的、非常的什么庄严的，有千万的天使在他周围围绕的，下云降临。他这次来的时候，和第一次来决然不同了。第一次来是默默无闻的，降生在什么客栈里面不要的地方，马槽里面。 臭不可闻，啊，不受欢迎。不但不受欢迎，而且呢，哎，希律王还想杀他，是吧？哎，那么第二次来不一样了。第一次来是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是一个被杀的，什么羔羊，这是上星期我讲的道，看呐，什么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二次来呢，还出罪吗？不出了，那时候晚了，悔之晚矣。那一次来的时候呢，他要进行大审判，审判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定局了。所以说，他第二次降临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应验。但是呢，有关他的第二次降临，整本圣经，包括旧约，包括新约。 都有多次的记载。旧约的先知一再的预言基督的再来，到了新约，耶稣自己呢就更加详细的描述了他来的情形怎么样，他都说说清楚了啊，所以说说的一清二楚。所以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的目的，就是为了盼望耶稣的再次降临。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一样，我们盼望耶稣第一次降临吗？ 不用了，不用你盼望了，已经成为历史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庆祝，就是为了什么？盼望基督的再次降临。那么，有关基督再来，人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疑问啊！因为什么是未来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还没有发生。因为说要来要来，已经过了多少年了？两千多年了，还没有来。所以说呢。 这说世界末日马上到了，怎么还没到呢？还没有实现呢？所以人们感觉这个日子仍然很遥远，或者有人呢干脆说不可能实现啊？基督还会再来吗？可是我们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一面要完成主的托付，一面还要有心理准备：主若今日回来，我准备好了吗？ 问一下自己，我准备好了吗？啊，我想大部分人都说，哎哎哎，先别来，先别来，我再准备准备哈，还没收拾好呢，是吧？还没准备好，是吧？哎，那主若今日来的话，我准备好了。我告诉你，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都是感觉不应该这个时候来，他就来了啊。所以说，我。 或者你问一下自己：我真的盼望基督再来吗？还是我仍然留恋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世界这样的享受呢？是吧？哎，我还有一部分钱没花完呢，花完了主再来吧，是吧？所以说，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情景呢？我想啊，我们会高兴吗？我们会高兴吗？啊，世人会痛哭吗？会悲伤吗？ 会惊讶吗？啊，所以等等这类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讲。看呐，他驾云降临。Look, he's coming with the clouds。我们先请，提出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我们感恩，因为你感动这四位的弟兄姐妹，又甘心情愿的受尽归入你的名下。我们感恩，因为你的名字被高举。我们感恩，魔鬼撒旦暴愧蒙羞。 主啊，因为你的同在，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为你而活，来崇拜你，来赞美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来盼望你的再次降临。主啊，就恳求你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着智慧的心。你，呃，派你的使者四维安营，看顾保守我们，知道我们的崇拜结束，感恩不尽。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美求，阿门。第一点，众目亲见主降临。Every I will see the Lord's coming。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叫历史地代以来，人民所渴慕的那个天国、那个永生、那个永恒，不是神话，也不是幻想，更不是人的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存在。 天国存在吗？是，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吗？是，谁说的？圣经说的。所以，而这个事实的存在的盼望实现的关键和信号是什么呢？啊，也就是说，耶稣耶稣，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啊要结束，我们盼望那个天国、那个永恒、那个永生、那个国度是有没有信号呢？ 有没有呢？有，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就打响了、吹响了这个号角啊！那么，基督的再来的应许在圣经当中已经非常明确的记载了啊。他来的方式，圣经也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基督的再来有，刚才我说了，基督再来的应许呢，有旧约先知的什么哎明确的预言。 也有耶稣基督自己亲口的许诺，更有众天使给他留下的保证，啊。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有以赛亚、以西结、这个阿摩斯啊、耶利米、约尔、俄巴底亚等等这些先知，都有非常清楚的说到了。 将来的日子是可怕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是大而可危的日子，不是让人啊，在这个这个高兴的啊欢快的圣诞乐曲了哈，不是，那是大而什么可危的日子，哎，这非常的害怕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审判的日子，但更是。 我们什么得到福气的日子啊？那个日子的话呢，神就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福气是永远的啊。所以当年主耶稣基督亲口对我们说：“我要被接升天了啊，我要回到我父那里去了啊。”你们他门徒一听见又很忧愁啊，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我去干什么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 我预备了好的地方，我就必来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什么也在哪里。我预备好了地方，我还要再来接你们。耶稣说话算数吧？算数。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落空的，句句都是真实的。 你们看我检查我，你们看我有哪有错缺点吗？哪吗？啊，啊！他就给法利赛人说：“这句话谁敢说？没有一个人敢说，唯有耶稣敢说。所以说，耶稣所说的话是实实在在。说我一定还会来接你们啊，到我那里去。说我预备好了地方，我就来再来接你们，叫你们啊也在那个地方，在哪里呀？”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 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什么住处，若是没有的话，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哎，有许多住处哎，哎，富家里边还得住嘞，是吧？哎，你你光这个灵魂，光魂儿的话就不用住。我告诉你啊，魂儿啊没有肉体也不需要住，对吧？哎，你飘来飘去行了。但是那个地方你还要住，所以是复活的身体。 身体一定要复活啊！这个很多信耶稣的人也信，但是不信哈。跟我说一遍哈，身体一定要复活，说身体一定要复活，哎，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谁要不相信复活，你身体不复活了，哈 <laughs> 那也得复活，肯定。我告诉你，无论是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身体都要复活，都要进入永恒。 那么，这个永恒，一个是永生，一个什么？是永行，啊，这是非常令人啊，这个可惧的事情，可害怕的事情啊。所以说，主耶稣升天的目的，就是为我们要去预备地方的啊。那么，那么预备好的地方，他也许说，一定再会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啊。到什么地方呢？到父那里。 就是父神那里，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度。这是主耶稣亲自的应许。那么还有谁呢？还有天使啊！天使也许诺，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呀。天使什么时候说的？嗯？大家还记得耶稣复活以后啊，又向门徒显现了四十昼夜，对吧？向门徒显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不出现。他不是说和门徒天天在一起，像他。 啊，没定十字架是以前了哈，他是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忽隐忽现啊，哎，所以说呢，耶稣呢一边只要出现的时候呢，给他们讲了好多故事，圣经里面记载了一部分，但是有的时候隐隐约约，你们知道，他耶稣来给他们干什么？有一句话非常的耐人寻味，他说什么？给他们讲述天国的事情。下面一句话就没再解释啊，你就不知道了哈。但是呢，门徒明白吗？ 门徒明白吗？不明白啊，所以说呢，他讲啊讲讲啊讲，说是我这个要去了，去了以后给你预备地方，我还要再来啊，就天国什么样什么样。后来以后呢，哎，门徒听了以后呢，听得津津有味儿，还是不明白。哎呀，何为天国？到底什么是天国啊？这个愿望什么时候实现呢？后来呢，他就他们就忍不住了。 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闹了半天，我还是复兴以色列国呢，是吧？说不明白吧？不明白。”耶稣回答他们说什么：“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是啊，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知道的，你们。” 不能知道，你们不应该知道，也不是你们啊可以知道的啊。所以，直到这个时候的门徒还是不明白，耶稣基督来不是只是为了复兴以色列那个小国，而是乃是什么？乃是为了拯救全世界亚伯拉罕的后裔。凡是在基督里面的，都被称为谁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说。 这就是基督再来，也就是要复兴神的国。这一句话，你就能研究一辈子。复兴神的国，这是他要来复兴他的国度啊！你知道什么样？你知道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前什么样？啊，发生什么事了？啊，你就是这个绞尽脑汁儿，你就是说把那化石研究过来研究过去，你都不明白。 有的说，下一一百年一百一百多万年以前的野兽，我原来小时候看那个《十万个为什么》，一百多万年以前的野兽啊，哈，好家伙！还有的人说呢，研究错了，恐龙不是一百多万年前，说也就是什么，哎，几万年以前，一百多万年成了几万年了，哈。说科学家研究的什么成果都是自相矛盾的，研究不出来。你想研究上帝的作为，那是是。 痴人说梦是痴心妄想的事情啊！所以，神要复兴他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等到主来的时候，神的国度才名副其实的出现在地上。啊，圣经里面这样说过吗？我再说一遍哈，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复兴啊！就是说，让他的国度。 在地上出现，那大家打开圣经看一看这些经文吧，啊，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啊，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我们找到了，我们齐声朗读一下，其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到什么时候啊？到永远。哎，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他要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复兴他的国度啊。所以说。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等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一切对于门徒来说，它都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呢，耶稣这们说，凭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你们的就先在耶路撒冷老老实实在这等候什么？哎，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吧，哈。 哎，你们就做这件事，就等候。呃，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得着能力，你们就可以这个时候圣灵叫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圣灵让你们说，你们出去啊，去传遍我的福音啊，你们就顺服圣灵吧。所以说，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降临之前，耶稣嘱咐他们说，千万不要什么离开耶路撒冷啊。 免得走在神的前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以后，你们可以到普天下，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吧？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也许有人想了，当时为什么耶稣不让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呢？耶稣都复活，他们都已经见证看见了。那么这一段时间，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在耶路撒冷，对吧？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啊，那主啊，我要为你做见证。 啊！你让我留在耶路撒冷，我跟我我先出去传去啊！那就跑在主的前头了。因为什么？圣灵来做工，不是我们做工，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做工是谁让我们做的？是圣灵做的，他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得这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是吧？做主的见证，所以这就是做主的见证。也就是说，在 为主做见证，要在圣灵的引导下才行。耶稣说了这话以后，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了。说完以后呢，被取上升了，看着看着越看越小，越看越小。他被取的时候呢，他是什么取的？一朵云彩过来把他接走的，是吧？哎，看着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了。他们还往上看着，往上去的时候呢，突然间定睛一看，哎，又出现两个人，身穿白衣啊，这两个是谁啊？ 是天使啊，忽然出现在站在外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你看什么看是吧？没了还看是吧？哎，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他，啊，你们见他怎样上，往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这是天使的保证。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 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The same Jesus Christ who has been taken from you into heaven will come back in the same way you have seen him go to heaven. The same, exactly the same Jesus Christ who has been taken away into heaven uh, will come back in the same way you have 啊，see him go to heaven，他怎样去也怎样来，对吧？这是所以说，弟兄姐妹，主怎样被接升天呢？是被一朵云彩接走的。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约老约翰被流放在一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巴莫海岛上是吧？在巴莫的海岛上的时候呢，哎，他就亲眼看见了耶稣基督，啊，让他向他显现，给他显示了模糊的情景。 耶稣说：“你要把它写下来，他就把它写下来了。这就叫启示录啊。所以最后呢，约翰说，耶稣对约翰说：‘看呐，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什么有福啦！Look, I am coming. Blessed is the one who keeps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written on the scroll.’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说，不光耶稣说，众天神也大声说了，大声疾呼着说：“看呐，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弟兄姐妹，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形？ 看呐，他驾云降临啊，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第下面一句话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欢呼雀跃，对吗？”不是，都要因他什么？m o n 哀哭啊！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万族为什么要因他哀哭啊？大家想一想，耶稣来了。 怎么还要哀哭呢？因为什么？他来的时候有许多的未解之谜被显明出来了。因为他来的时候有许多的奥秘向我们显明了，被揭开了，揭开奥秘。奥秘原来是一个，like a cover，啊，cover the bottle。I don't know what it is inside. So uncover the bottle。这这叫什么？揭开奥秘。 就看见里面是什么？耶稣来的时候，奥秘很多，奥秘要向我们显明啊！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但是为之晚矣，因为全世界的人已经看见他驾云降临了。原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啊，原来他就是神呐！ 那为什么人看见他会哀哭呢？因为什么后悔莫及了，对吧？因为已成定局了，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谁刺他谁倒霉了，是吧？哎，拿一剑刺一下，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不是这句话，不是只单单那那一位刺他的人，凡是什么像刺耶稣的人一样对待耶稣的。 都什么都要看见，都要摸啊！所以弟兄姐妹，明天就是圣诞夜了，在庆祝圣诞节之际，我们特别来讲耶稣的再来，因为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已经成为过去，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的所有的计划已经完成。耶稣在十字架说什么？成了。 已经完成了，这是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就是什么？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是吧？有真理。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上帝创造，上帝在他所创造的时间和空间中，时空中的工作啊。这个部分就是说。 直到他走向十字架，被钉子埋葬、复活、升天，这是第一次降临所有阶段的完成的工作啊！这叫第一部分，但是只是他工作的第一部分，而他的再来将要完成他的工作的第二部分的伟大施工啊！可以说，基督的再临啊，是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啊，因此信徒啊所信的基督不是第一次来临的道成肉身的基督，不但是啊，而且也是什么第二次再来的基督啊！我再说一遍哈，我们所信的基督不但只不仅仅是我们信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了，我相信完事儿了，不是不单单是这一阶段，还有什么？ 还有他即将再临，The same Jesus Christ will come back again，就是基督还要什么再次降临？可是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的情形截然不一样了啊，绝对不一样啊！第一次降临是卑微的落在马槽里面，好像无声无息，没有多少人知道，也没有多少人欢迎他。可是他的第二次降临情形大不同了。 啊，也就是说，他将被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了。第一次降临就能是吧？那几个牧羊人看看是吧？呃，连希律都没见是吧？都没见到，见了把他杀了怎么样？嗯，所以呢，但是当。 他再一次降临时，我刚刚刚才说了，他是非常威武的。第一次降临说：“谁信耶稣，你来吧，凡是到我这里来一个，我都不丢弃，哈！信我的人就有永生，不信我的人就没有永，得不了永生。你信我吧，哈！这是第一次的。第二次是铁面铁面无私的大法官，谁都不说，在求他没有用了。那个时候，恩门已经什么关闭了。” 没有恩门，你求也没有用了。所以他驾云降临，声势浩大，非常的威武，带着荣耀和能力，驾着天上的云彩，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围着他。然后天使就吹响了幕后的号筒，召集万民。然后万民在主的白色大宝座前，将要受到最后的审判。那将是一个既荣耀又震惊的极其庄严的时刻。 非常庄严的时刻，审判以后，神为一切进入永生的人，预备了一个非常安静、非常美丽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那里面不再有眼泪，在那里面不再有悲伤，在那里面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一切都更新了。 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一切都更新了，所以神要与人同在，直到什么？永永远远。看呐，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弟兄姐妹，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他来的太突然。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他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他来的时候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如果使者知道的话呢，我的使者、你的使者就会偷偷告诉你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连耶稣自己什么时候来他都不知道，唯独谁知道？父知道。所以说，也就是说，耶稣什么时候来，上帝说了算。 啊！他看时候到了，立刻就实施基督再来之计划。当他实施再来之计划的时候，主耶稣是非常的威武的，加上天上的云彩降临，然后审判万民。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亲眼目睹他的降临。所有的人，包括所有历史历代死了的人，都要亲眼目睹，都要看见啊！所以此时有人。 因为后悔而嚎啕大哭，有人因为盼望而欢呼雀跃，高声赞美。因为基督要实行公义的审判，之后呢，要得到永远的福气。因为激动的眼，这这个时候，他们激动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啊，啊，如泉涌流啊。所以说，到底谁能得到福气呢？我们来到第二个问题，第二点，遵守预言有福人呐。 Blessed is the one who keeps the prophecy。弟兄姐妹，到底谁是永远得到福气的人呢？基督实行审判的时候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到底哪些人能得到永生？哪些人得不到永生，反而得到永行呢？首先，我们要清楚，无论是永生，无论是永行，都是永永远远叫永恒啊。那么不可逆转，不可转回。 不可挽回，啊，是没有穷尽的永恒，这是最可怕的。我经常想这个事情啊。那个时候的话呢，为什么我们怜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因为他们后悔莫及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是吧？哎，这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就像魔鬼，魔鬼呀，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他。 一点怜悯人的心都没有，啊，没有，半点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异人呢？只有遵守圣经预言的人是异人，只有这种人才能得到永生啊！恶人要定罪，往永刑里面去。那。 那些相信耶稣是永生的神的儿子的，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因为信靠耶稣，他们的罪得赦免的人，就在上帝面前被称为异人了。啊，我们都是一人，是吧？我们相信主。那么，人最大的恶是什么呢？人最大的恶不是杀人放火，不是我们认为的恶，最大恶极，他杀了多少人呢？啊！ 千刀万剐都都啊是吧？都不解恨。不是，人最大的恶就是背逆上帝，这是最大的恶啊！背逆那位创造他的人，上帝的永能和永神性已经明明的向受造物都显明了。也就是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有上帝。那些不知道的是明明知道上帝创造了，但是他不承认。这是圣经的教导。 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啊，罗马书第一第一章啊，所以说人人都知道，但是呢，他没有把上帝当做上帝来荣耀他，来感谢他，这是人的最大的这个罪啊。说上帝因着赐下，因着爱，他没有说是哎呦，你故意的不认识我，我就消灭你，没有。他说我还想救你，所以他因为爱就差遣他的儿子独生子为我们受死，要拯救我们的生命。 来显出神迹，来教导门徒，为死人，为这个，为这个，这个，为我们的死啊，为我们的死刑，判死刑的人在此复活，他自己甘心情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是我们的主，啊，三天以后复活了，人能够见证他的大能，啊，但是呢，却不认为他就是救主。 你说我看见耶稣我就信，我看见他复活我就信，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啊？为什么？祭司长知道他复活了吗？知道。那些兵丁知道他复活了吗？知道。他知道他复活，他还赶紧的再去撒谎，他说他没复活。哈，所以说呢，人的心硬啊，哎，就硬到底，哎，所以没有荣耀他，感谢他，这就是人的恶啊。在判在审判的时候，主要按照个人所行的。 抱怨他，主耶稣说：“看呐，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啊，所以我们要成为被称为艺人，必须要遵守圣经的预言，对吧？哎，从古至今，大家都知道，人人都想到要世界上愿意享受世世界的福乐无穷啊！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叫福，到底什么叫福啊？福从何来？ 啊，以及如何获得啊真正的福气呢？世人平时所讲的福，我们知道，无非就是一生当中的需求啊。什么叫福啊？吃饱肚子是福，穿穿好衣服是福，对吧？睡好觉是福，这叫这叫人这这这都是福啊！这这个这个。 呃，没有病是福，身体健康是福，但是呢，这些都是属实的，都是属实的啊，哎，是暂时的。这当年使徒约翰被流放在这个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流放在巴木的海岛上的时候呢，那有幸就看上看见天上的异象，那么他就在起诉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叫福，在起诉当中他又告诉我们什么叫福啊。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是吧？是吧？ 告诉了我们什么叫福，在启示录他又告诉我们叫福，他告诉我们说，凡是诵读这个书上的预言的，聆听这个书上预言的，然后呢遵守神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启示录啊，说这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的人是有福的，凡是在基督里面啊的人都是有福的。 那些警醒等候主的人是有福的吗？是啊，凡是被邀请赴神的宴席的人是吧？是有福的。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哈。凡是首次复活的人是有福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毫无功效。也就是说，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啦，不再死了。 没有功效，死在他们身上。哈，凡是遵守本这个书预言的人是有福的。哈，所以说这些都是福啊，都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什么叫何为福啊？还有呢，就是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最后他说，凡是听道而行道者是有福的。啊，我们要听道还要行道，也就是说，有福之人啊。 我们要总结三个字儿，就是有福之人。要三个字儿简单，比刚才说的简单多了哈。一个是什么念啊？一个要听，一个要守啊。念这书上预言，要念要读圣经；一个听听到，听这个这个讲解啊；一个是什么守，要遵守啊。这三样把我把它平衡的拿捏住，那么你就是有福之人。 这是圣经的教导，《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世界上的人呢，尝试呢，以为这个啊世界的福为福啊。可是圣经允许我们，那个福气是远超过世界之真正的福了。人就是再大的福乐啊，感受的福乐。我看，我想，我说，我现在啊，我想吃点天鹅肉。 啊，那真正吃完天鹅肉以后呢，吃多了肚子还撑得慌，是吧？哎，它就不不好吃了。所以说呢，哎，说人认为的福呢，是不是福啊？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天上、地上都有大灾难啊，天都会被消灭、被融化啊。将来地上啊有撒旦啊对信徒的迫害啊，是将来吗？现在啦，对吧？现在各处都有什么？ 圣徒被迫害，哎，那么但是呢，信徒一定会站立得稳。为什么？有我们的神做我们的保护，他派天使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什么呢？不是肉体不受伤害，而是让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唯有忍耐，什么到底的什么，必然得救啊！要什么忍耐到底。 啊，才能得救。所以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呢，其实呢，只要忍耐片时，马上啊，教会就会被提了。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驾云降临，在这个地上要审判全地呀，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哎，那些作恶的人要被毁灭，撒旦和他的跟随的。 所有的跟随者都要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面，那是永刑，永远不会再出来了。然后的话呢，哎，这个我们在我们在这个神的周围，耶稣基督周围来看这个地上神怎么来毁灭这个世界啊，我们不受这个二叉罪了哈。完了以后呢，神给我们预备了什么？哎，一切都更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让我们住在其中，那个时候是我们要享受永远的荣耀和福气。这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这是在说故事吗？说书吗？不是，这是什么？真真实实的。圣经的预言已经应验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啊，又还有一丁点没有应验完，那些都百分之百的应验了，对吧？ 所以说，圣经预言没有一条落空的，都要应验。这是我们要相信的。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啦。所以，凡要要要念、要听、要遵守啊，这这样才能够做到神还会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是作为被宰杀的羔羊，承担人的罪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 世人罪孽的，所以说，最终人要和神和好，获得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他是铁面无私的大法官，按照上帝的公义审判全地，赏善罚恶。所以他来的时候是极其的威武啊！看呐！ 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民都要看见他，地下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警醒等候，时刻准备，欢欢喜喜的迎接主耶稣基督。 再次降临，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国里面，啊，那真是永远的快乐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地图祷告。咱们祷告之前，我想请大家闭上眼睛，默默的思想今天传递的信息。你听了今天的信息。 你觉得内心有平安，啊？你愿意得到这个平安，永远与你同在？你愿意从今以后做一个新造的人？愿意把自己身上的一切的坏的习惯、坏毛病去掉？啊？你愿意这样的？你知道耶稣基督啊？你相信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以前生在这个地上，是为了？ 我们的生命啊，你愿意得到这个平安的，请你举一下手，我看看哈。好，请放下，请放下，谢谢，感谢主。还有，我会为你祷告，求神将他的平安放在你的心里面。让我们做任何事情，有平安在我们心中，我们就能够做得胜者。 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觉得你的人生愿意改换一新，从此不被罪恶捆绑啊！你愿意神会让你的人生啊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啊！你愿意这样的啊？你愿意说主啊，请你住在我的心中，我相信你是那位曾经降在。 世界上，为了我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为了我得到永生，你赦免了我的罪；为了我称义，你复活了。我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让我一生一世能够知道你是那位赐生命的主，永远不偏离。 如果你愿意这样的，你愿意相信的，我会为你祷告。如果你愿意这样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今天你愿意相信，请你把手举一下，啊，感谢主，啊，赞美主啊！如果你举了手，你愿意啊，在聚会以后找我谈话啊，或者找别人谈话，你呢愿意？ 啊，想一想，问一些问题，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问。你可以到我办公室，啊，我们为你祷告，啊，求神来祝福你，啊，让这位曾经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两千多年以前，为了赦免人的罪，啊，来传福音，来让人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够。 到天父上帝那里去，我相信你所说的。你说你必快来，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先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所做的一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降生的意义，也让我们明白。 主啊，你在圣经里面的应许，你说你必快来，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你就回来了，亲爱的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克服自己身上还有那些缺点，还有那些你不喜悦的东西，还有爱世界的心，主啊，都求主给我们拿去，让我们更加的爱你，让我们更加的爱人如己，让我们更加的跟随你，主啊，要让我们更加的愿意明白你的话语。 也让我们更加的与你亲近，知道主啊，你让我们应该做什么？恳求圣灵大大的光照我们，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保守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做光做盐，能够打美好的胜仗，拯救更多的灵魂。主啊，脱离罪恶，归向你。主啊，感谢你。 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有为着今天能够举手的弟兄姐妹，主要向你感恩，让他们能够坚定不移，相信主啊，来跟随你。求主坚固，求主同在，求主保守。为着我们今天受喜的弟兄姐妹，向你再一次的献上感恩，求主恩待他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 谢谢牧师，借着今天的讲题，再次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警醒祷告，在神的面前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的日子。呃，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唱这首诗歌《主必》。